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生命气息。感谢主，今天要和大家来啊分享无知与智慧这个题目，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——无知财主的比喻。 来探讨这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呃一个一个题目一个课题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，谢谢主你的带领，谢谢主你自己爱的吸引。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敬拜主。福神啊，赐福这段的时间，赐给主你的仆人要宣讲的信息。 恩高就不能要先讲的，接着主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主啊，我们晓得主你自己的心意，也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我们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之道显明出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所讲的这个无知的财主，他是个事业家，他有很多的田产物产，就是有几来吧所以他不是一个打肿脸皮充胖子的财主。还有这个财主，他不骗、不偷、不抢、不做别人的财物。 他的财富是他自己努力、穷力得到的，所以这个财主不是一个不义的财主。还有，这个财主是个有内涵的啊。从圣经我们读到，他会想，他会设计，他会计划。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无知的财主啊，我们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、也有头脑的财。 财主啊，以今天的标准，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我们马来西亚，如果不被封当司令我想最少也会被封大都司令了。好，对我们来看，这样的一个有本事、有头脑的财主，我们也会说这个人他智商很高。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读到的却是什么呢？上帝对他说。 无知的人呐，这个超本事、有智商的人，上帝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为什么呢？我从几个角度和大家来做分享。第一方面，他的生活，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看到财主讲了几个字啊啊，吃啊，喝啊，想啊，这几个字。 常常可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分量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另外一个 slide 啊，跟着牧师专心哈，在决定一个人生命价值分量的时候，有几种表达方式。意思说，有几种的表达方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生命价值分量啊？第一，那就是什么？ 人做什么就是什么，能找谁呢就是谁呢难道我天国？昨天说过马娃吗？这然人是逃单，这个人是畜生，他明明是人呐，怎么叫他畜生逃单呢？因为他做了逃找者，大爷。所以你看啦，人做什么就是什么。 再做个比方，信心我们常常讲信心，信心信心信心不是口说说，信心也要什么？做多少才显出那个信心价值来呀？举个例子，一个小孩子来参加主日学，他的父母亲给他五分钱奉献，在那个小孩子的头脑当中，原来。 那个信心价值就只有五分钱罢了。所以人做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是第一个衡量人生命价值分量的表达方式。第二，人思想什么，你的人就是什么；你的人思想是什么，你的人是什么。我有一本长书，叫做《时代的偶像》。 其实这本书是讲到思想、ideology，思想对人的影响啊。原来我们看到许多运动的背后，常常有一套思想在影响着。为什么中国奉行共产党主义呢？那是受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。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学校他们在教进化论呢？ 那是受十八世纪达尔文的理论影响啊！你看，你的思想是什么？你的人是什么？思想很重要。那么我们有没有审查过啊？我们有没有检讨过？我的思想又如何？我的思想合乎圣经吗？ 诗人大卫他就曾经这么审查过啊，所以他祷告什么？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失恋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？遇到我就永生的道路。弟兄姐妹们，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思想。 左右我们的行为，甚至思想，拼成了我们的 personality，我们的人格。然后思想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容啊，就帮助我们。你的思想是什么？你的人是什么？第三，还有一个衡量的方式是：人吃什么？ 就是什么？我还记得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次讲到，漏口讲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我说牧师有一个病啊，我自己有一个病，什么病呢？脚冷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盖身体，盖脚，为什么？身体不冷，脚冰冰冷冷的。然后两天后，还记得这件事情，有一个差不多。 七八十岁的姐妹呢，她就拿了一小锅的食物给我。那么她拿了那手食物给我，我就一锅那个小锅的食物给我的时候，走之前她讲了一句话：“没事啊，加料咖就不会尿啊。”意思说吃了呢，你的脚就不冷了。她走了之后，我把那个食物打开一看，是什么东西来的？怎么来的？ 对咖猪脚啊？为什么呢？嗯，我们华人有那种疑形补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吃脑怎样？补脑，那就千万不要吃猪脑了哈！啊，这吃猪脑补的是猪脑，不是人脑啊，对不对？吃心补心，所以难怪那个姐妹就给我吃脚了，补脚啊！ 啊，如果是这么样的话，哎，我们的志轩、弟轩、志轩、志轩，你站起来一下。啊，你站起来一下，看看我们啊，对对，叫你了。啊，他就高兴了，他可以吃什么？吃头发补头发了。 <laughs> 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我是说笑了。奶茶有没有在？奶茶有没有？奶茶呢？奶茶有没有在？那我想奶茶也刚高兴了，秀英就回去，头发给他吃。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人吃什么就是什么，啊，这是一种，也是一种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分量的那个呃一一种的表达方式了哈。那无知的财主，吃啊，喝啊，想啊，那么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什么？教我们信主吗？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耶稣都还没有钉十字架嘛？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，教导我们什么啊？教导我们，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地位如何？当我们吃啊、喝啊、想啊，你有没有想到上帝？你有没有敬畏上帝？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地位如何呢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是什么呢？你的信仰是什么？你的人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不论是吃，不论是喝，不论是想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基督信仰把它活出来。 我们要把我们的基督信仰，要把我们所相信的信仰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、活出来。所以我很喜欢《圣经》里面这一句话，我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喜欢这么一句话。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我们呢，在这个时代中，我们好像什么？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。 把它显明出来呀，把它表明出来呀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你信什么，你的人就是什么。就帮助我们，原来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、跟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分开的啊。好，再继续看这个财主，他的努力，有的人很努力工作赚钱，为他。 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努力呀？”老的时候好好享受。讲到就马上拍案叫高兴啊！老时候很需要咯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老的时候都有机会享受啊？有的人好让时候买两下，年轻的时候不舍得吃，老的时候要吃，不能够吃。 哎，你望眼，就是动会小啊，咩呵？到那时呀，可啥样可没得？啊，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不舍得走，不舍得走走，老的时候很想要去走走啊，但是也不能够走。为什么？没孔明啊！我给他剪刀就除了剪刀孔管，我了认床，还有看毛的风湿，还有呢。 我跳哪扭啊？没出格，没没没，没方便哈，要呃，叫叫什么？干哪？把尿给你啊，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水多人的问题啊。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老的时候要做很多事情，都不能够做了。那我讲，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哎，要赶快享受，即使享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努力和计划是两回事。 努力和努力和计划不一定是心想事成呐。你努力怎么样？你计划怎么样？但是不一定是心想事成呐。就好像这个财主，你看他对他的灵魂怎么说？生命灵魂就是生命啊，你可以安安逸逸快乐享受很多很多年了。可是上帝却对他怎么说？给那麻木。 那个某毛流哎，他心想，他计划，可是他的生命却是结束。这个给我们什么教导呢？有一个故事这么说：有一个人，他漂流在大海中，他最后漂流到一个小岛上，这个小岛的土人不但没有打死他，反而欢迎他，迎接他做王啊！原来这个岛上啊，有一个小规矩。 凡是从海漂流的人，一定是天神赐下来的新的国王，所以一定要顺从他。不过呢，这个王只能够做一年，一年后如果没有别的人漂流进来，就留着；如果有别的人漂流进来，那么就是天神送来的新王，那么这个旧的王呢，就要把他放。 到对面的那个小岛去，可是那个小岛对面那个小岛对岸的那个小岛，它有野兽啊！放过去那边的人一定会被吞噬而死啊！所以这个人，他现在漂流到这个岛上，他做完了，他一边高兴，一边害怕啊！他心里面想：糟糕了，再过三百多天，我就要变成野兽的食物了喽！那我在这里做完又有什么意思啊？ 不论多大的荣耀，权柄多么崇高的尊贵，比起比起三百多天之后就要灭亡，那是没有意义的啊！当他这么想的时候，哎，他有一点智慧，他灵机一动，他就发了三道命令，每一道命令都是四个月时间去执行的。第一道命令，他叫仆人去到那个对岸那个岛上，把所有的野兽都把他们除光了。第二道命令。 又派别那的仆人去，把那个对岸的岛上的那些所有的野地、那些土地，都变到肥沃的良田。第三道命令，他就也吩咐那些仆人，在那个岛上种上了水水多多的果菜无辜这个人他把时间算清楚了。 当第三道命令执行完成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被丢到那边的时候，不过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是做什么呢？他在那边是在享受其成呢。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在时空中做超时空的工作。这个财主为什么无知呢？他努力。 他计划，他所想到的都是在时间里面的；他所做的一切，也是在时间里面的。所以，上帝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。你所有的要归给谁呢？空空啊！”所以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在时空中做超时空的工作。弟兄姐妹们。 我们都在努力，我们都在做着。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为了什么努力的？当生命在时空中结束的时候，你所做的、你的努力，是不是也只是留在时间和空间之内？圣经里面有这一句很美的话，我有时候在三四礼拜会讲，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你看，这些人，他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努力不是归于空空。圣经里面说，他们的努力的那个果效还随着他们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为上帝所做，我们做主的事，我们就主的功我们关怀人。 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帮助人，我们培提培育人，甚至我们做礼拜，这些事、这些工作都是超时空的，不是单单现在。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永恒的国效的，就帮助我们。无知的财主他的努力，他只是在时空当中，他没有想到超时空的。 对神说：“你是无知的。”就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努力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忘记了，我们做的事情有永远的果效，是在上帝眼中被纪念的、被记录的。好，第四，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财主是个个人主义者。你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他就是一味的说什么我。 我我我我我我只是其次，没有一句我的家人、我的孩子、我的父母没有，就是我我我我我，他做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他只想到他自己。曾经有一个广告。 那个广告的意思是什么？想一想你的家人，当你驾摩托车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广告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当中好多青年人，当你驾摩托车的时候，你是想到自己的爽吗？还是有想到家里的妈妈，可能今天晚上一直不会睡觉，在等着你回家嘞？ 啊，这个广告意思很有意思。想想你的家人，那你要驾电单车，你会把头盔绑好。你驾电单车的时候，你会很小心的驾，因为如果你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痛苦的是你的家人呐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许多人，他们驾车的时候，好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。 青年人，你是不是怎么样呢？所以许多人，他们常常只想到自己。我快乐，我幸福就是了，忘记了家人，忘记了其他的人。其实，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跟其他的人脱不了关系呀。当你说我我我我我的时候，没有你爸爸妈妈，你怎么会在这个世界？没有照顾的人，你早就被野狗吃了。 如果没有教，没有人教导你，你可能就是四人一组啊。所以不要说我我我我我。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自己跟别人的关系，跟他人的关系。你怎么看待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呢？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一些人物，他们有那种的历史哲学观，我们可以思考，我们可以去反省的。比如说。 西西家王，我们说钱财不可入眼啊。不过这个这个国王呢，当外国人来的时候，他就把所有的财宝都给人家看。过后，先知约沙也就对他说：“责备他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你暴露了你的财宝，那么你的财宝要被人家抢走啊。那那你的子孙啊，会被抓去巴比伦呐。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” 当先知跟他说：“你这样做不对的，你的财宝会给人家抢走，你的子孙会被他抓走啊。”他讲了一句话：“不要紧，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的时候，是子孙的时候，我已经看不见了。”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以后坏不要紧，反正我已经死了咯我看不见了。咯我告诉你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 有这种观念的人，他们的心也很坏，因为他只想到他自己。他种下了坏的种子，或者留下烂摊子，或者留下首尾，让别人去收那个坏果子、烂摊子、收尾。这种人，我们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缺乏、缺少向前看。 他只想到眼前的好处，自己好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——以利亚先知，他向上帝做一个祷告：“求你取走我的生命。”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祷告。现在我某挖了，为什么你某挖？朋友离开我了，为什么你不要活了？ 成绩考不好了，你是这样的祷告吗？以利亚的祷告什么？上帝啊，我没话了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因为我冇我没养过我的主人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做儿女的， <coughs> 我们我想，许多做儿女的会有一些感受，感受什么？就是发现那爸爸妈妈。 常常对你有一些期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 <laughs> 爸爸自己是经理，那么他就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也要做经理啊。爸爸自己是医生，那么他也要他的儿子做医生。哇，这种的期望啊，常常呢会给一些做儿女的不必要的压力。 啊，对他们来讲，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。如果你期望孩子什么样又怎么样，因为你是你嘛，儿女是儿女呀。啊，你喜欢吃炒活条，总不成你的孩子也要跟着你一样喜欢吃炒活条嘛，对不对？但有些做孩子的呢，有时候就有一些不高兴、不开心，甚至埋怨。但是我跟青年人讲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对你们说。 你们不要因为父母亲的期望不开心，父母亲的期望不高兴。如果你爸爸妈妈对你有什么期望的话，我告诉你怎么回答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。你对你的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是经理，你要我做经理，我不要。”还有一句话你要记得讲：“我要做总经理。”妈妈，你是老师。 你要做我做老师，我不要。还有一句话，我要做校长。爸爸，你是医生，你要做医生，我不要，我要做专科医生。等那以后回答了没有？回答，今天知道了。以利亚的心智就是这么样啊，那个心智是什么？ 我要胜过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一种的心智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所以，以利亚在旧约先知当中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，对不对？连在新约的时候，以利亚、摩西两个人都出现在都出现了，因为他有这种心智啊。我要胜过你，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什么？以利亚他向上帝求，现在我买我了。 现在要讲我神明导演，他为什么做这个球呢？因为他讲了一句话：“因为我不如我的列祖。”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他在侍奉上帝的表现上，他不如他的列祖啊！哎呀，太美了了！因为呀，他觉得他侍奉上帝的表现输过他的祖先啊！今天。 我们每个侍奉上帝的人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历史哲学观。我一定要做的什么，比以前的更好；我一定要做比之前更好。今天有一些教会软弱没有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侍奉的人就是缺乏了这种的历史哲学观。有一些人在公司。 在工厂的表现，主动积极工作，超不介意超时，努力创新，尝试突破；，但是在教会的侍奉呢，处处被动，得过且过的度日心态度日。有一些基督徒在公司里面是第一流人才的表现，但是在教会的侍奉是第九流图才的表现。弟兄姐妹们。 这是一个事实啊！就帮助我们，伊利亚，他要他的表现要比之前的更好。这是先知的性质。今天我们也都要。我们一堂九十八年了，我们过去有好多就是好多会友。那今天你做上一堂的会友，你做上一堂的知识，你没有想到说我要比之前的人。 表现更好，教会比之前更加进步，这就是以利亚的这个历史教学观啊。所以我们看看两个人物，西西加，他是什么？我挖掉毛大爷，就某一位呢？以后想到大爷我莫管了，别人大爷我管没的。这种人，他只想到自己，想到眼前，他没有想别人，没有想以后，但是。 伊利亚呢？现在要比以前好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哪一种？你是哪一种？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是智慧的人，我们心中有上帝，我们为上帝做更美的侍奉。下个礼拜继续和大家分享“无知与智慧”这个题目。 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难道我就空着双手？我们今天在忙忙碌碌当中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个无知的财主就好像空手见主样子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难道我就空着双手见主吗？Must I go with empty hands？ 好，我们站起来唱。如若今日借我灵魂，我能坦然见他法，且烧金宝，相助贤臣，恕罪恩，摆摆手。 已经白首家境今辛，就让等着啦，梦想未成我自去。 克刚复克找回天赋，功成未曾我自去，何能如此见安住为灵异。